在排除了一切阴谋与机关算计之后，三百年前为联盟奠基的名将，以这样一种形式直面了本应让他骄傲的后人。那神秘的、让人恐惧的人工智能，盘踞在整个第一星系，在无边黑暗的宇宙中，好像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。乌兰学院的第一任校长。 和荣誉毕业生各自持剑而立，仿佛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毕业典礼。 自由军团没跟过来，沃尔夫间接给我们挡了一刀，拖住了自由军团。中央军大部分应该可以突围。嗯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全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土生土长的沃托人吗？你是怎么清水出泥猴，融入流氓堆里打架骂街，毫无障碍的？打架骂街也算是统帅的两大看家本领了。确实。 当年在白银要塞，还流传着统帅靠骂街就击退了一只海盗的佳话。 <laughs> 李芙兰，你们情报组织带头传谣，该怎么定罪？雨好像停了，可是天怎么还这么暗？先生，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我现在不是很想听。哦，天上那是机甲群吗？不，那是我的兄弟。啊，你的兄弟？ 不是我吗？十大名剑怎么来？他们不是都退役了吗？这样打起来，我们可没什么胜算了。落托的平民怎么办？领头的是联盟十大名剑，跟战鲁同一批设计的超级重甲。早年分属于几位杰出的老将军，后来死的死，退休的退休。十大名剑有比普通重甲的精神阈值高，一般人无法驾驭。后来除了战鲁，其余都成了结清阅兵的摆设。 我见设计图的时候已经很震撼了，没想到实物居然……啊，战卢啊，一直让十大名剑之首在第八星系搞家政服务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他们既然没有在战争中损毁，怎么没见联盟拿出来用过？不，总长。 如果白银一的情报没错，官方的消息是，在联盟军和海盗的小范围冲突中，几个军工试验基地先后被损毁，包括留在那些基地的。官方消息，那损毁的东西怎么还在？是谁在开？抱歉，先生，由于硬件限制，我的精神网现在不太稳定。但是如果我现在没有出错，对方的精神网似乎并没有人机对接口。人工智能？您说什么？ 当年军方和管委会矛盾空前，我离开北营要塞，继任的阿瑞斯里难以服众，就搞了一批人工智能兵充门面，后来被海盗打得屁股尿流。如果控制那些机甲的是人工智能的沃尔夫呢？通知各避难点，十分钟之内给我全体就位，撤离我突。是是。统帅，我们的重甲来了。 让他们捕捞地面所有机甲车。警告！警告！能量波动，挑弹！防护罩，快点准备走！护照开启，来不及了，全体准备升空。这个老疯子，居然真的敢下火种！ 投影，他的声音都没了。抓紧我，进去一听。什么？ 那只是个展览馆，它存在于你的记忆里。跃迁封锁，先生，方才的紧急跃迁失败了。啊啊啊！那老疯子是铁了心的要让地面两亿人给我们陪葬吗？统帅，大气层外被十大名剑的机甲战队封堵。 战龙，接入这架机甲的精神网权限给我。他说封堵就封堵，他算老几？先生，我的精神网还不稳定。足够了。所有避难点的白银十卫、中央军、联盟军注意，都跟着我。导弹开路，太空突围。是么问题？ 诸位注意，对方没有人机对接口，我们可有？当心你们的精神网！小心精神网攻击！不行，我的备用驾驶员了。中央局有多余的备用驾驶员吗？那我们几个要不把你们盟走啊？我们的通讯系统被入侵了，是龙渊。你好，战路。你好，龙渊。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。我记得你的主人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，如果他还在，一定非常难过。是啊，好在我现在没有主人，我已经被秘密改造了。机甲盒就是驾驶员，我可以自由地操纵我的机身。我的精神网所及之处，所有没有驾驶员的机甲都能听我调配。倒是你的情况，看起来有点落魄。是的，我的精神网因故受损，并未完全修复。 机甲盒的材料也仍是实验品，机甲机身是捡来的，但我的主人经评估认为，即使这样，他也能自由殴打诸位。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 <sighs> 联盟的顶级人工智能都这么实心眼吗？ <coughs> 林，我没事，你关注其他机甲情况。啊，你扛不住了，主将已经全军覆没了！ 林将军，你们很强，但人类是不可能强于机械的。我们没有人机对接口，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发射！一支未知机甲队进入精神网范围，他们没有攻击我们，而是在最近的跃迁点围了个圈。收到通讯信息，紧急跃迁通道开启，祝各位好运。 为了生命与自然，发布会什么玩意他们怎么来了？这帮海盗啊！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这又是唱哪出啊？咱们这群老东西今天真是开眼了，什么稀罕的事都赶上了。所有人撤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 g r a s e 原著。 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五期。警告！警告！能量波动。统帅，是自由军团，他们也从月潜点逃出来了。拦下来！弟子怕封路。侧翼火力牵制，锁定指挥间。指我们的星舰被导弹锁定了。防护罩呢？ 防护罩已经在沃托消耗完了。你会亲手杀我吗？隐身受损，警报，能源系统损坏，损坏机身正在自动脱离。第一杯能源启动。主人，的导弹打偏了。当年白银要塞不可一世的林上将，也会手抖打偏导弹吗？ 主人，走，紧急跃迁。是。稍后情况将他控制，战术情况一起上传。玫瑰之境附近未发现能量波动。上一次从沃托逃亡，玫瑰之境，机甲状况怎么样？情况不错，大家都成功跃迁出来了。不过驾驶员伤了一大批，我们的精神网被对方的人工智能扫得太惨了。 战炉的精神网太不稳定，还掉了线，我要给他修复一下。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出去一发导弹， <laughs> 你果然不是人类啊！所以，没有人发现我发射导弹的时候，还疼吗？啊？受了伤闷着不说，是不是很帅啊？小伤已经处理好了。郑统帅，扯这么久远的蛋干什么？ 人老了是不是就容易怀旧？臭小子，你有心没心？有，留着风花雪月的时候拿出来用，平时就该收起来放好。第一星系水深的看不清，其他星系被芯片人绑架，第八星系的武装规模跟联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而且，就算我们现在叫增援，虫洞穿梭一次，外面至少得等十天。我现在连十个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都很难确定，有功夫伤怀往事。 能先开个会谈一谈下一步吗？我先代表第八星系说句话吧。来，我看看，还好，没伤到骨头。跟着咱们的这些民众，第八星系可以临时安置，人道主义至上，物资我们出，没关系的。我们的芯片干扰技术还凑合能用，也不担心芯片人混进去。 不过，问题是这些人都是沃托的精英，个个都牵扯很多，有一些甚至是联盟官员，他们不可能久留第八星系。对，我们不能任凭自己的家落在海盗手里。但是芯片，芯片能被强行取出来吗？据我了解，短时间内初级芯片应该是可以的。由于芯片有成瘾性，需要度过一段戒断期，大概不会比戒断伊甸园更痛苦吧。不过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。 它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，我们还是要尽快想办法解决。即使我们现在杀回去，也不太现实。地面是敌人的地盘，等于人家拿住了我们的命脉。我们难道还能像乌尔夫那老疯子一样，直接轰炸沃托吗？乌尔夫，静好，他们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海盗。 还有当年安克鲁的第七星是真的，声讨死人没有意义，说有用的。我其实有个想法。首先，对于一个控制住第一星系最高军事权限的超级人工智能来说，我们这些人刚才一路撤过来的目标很大。沃尔夫为什么没有追上来？可能因为他的第一目标不是我们。如果林小姐说的是真的，就是杀了他，他会变成人工智能什么的那一套。 伍尔夫为什么还要追杀他？他死了，他的芯片帝国又不会崩塌，没有意义。总长的意思是，当时自由军团要么为了炸我们投降胡乱吹牛，要么是这个伟大的构想还没成型。我比较倾向于后者。我对这种反人类的大型人工智能不是很有概念，姑且就以伊甸园来类比吧。据说伊甸园是构架在整个星际跃迁网上的。 整个白塔都在给他提供技术服务，能耗更不必说。林小姐说的那种神一样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，它在硬件与能耗方面可能远超伊甸园。生物芯片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侵染人群，这我相信。但这么大一个工程，也能悄悄地完成吗？就算是在联盟一手遮天、能任意调用所有资源的沃尔夫留下的这个人工智能，似乎也只能覆盖第一星系的某些区域。 否则，他不用费尽心机的把所有人引来。林静书选择了一个五代芯片携带人替自己传话，乍一看是重视我们，利用高等芯片人和我们联络，但也可能是他只和少部分高等芯片携带人有联系。目前只能通过一层一层的芯片压制，间接控制他的芯片帝国，对不对，陆总长？意思是，趁他的芯片帝国还只是个雏形，我们只要杀了以后，问题就解决了一多半。 对吗？其实也不一定，只要隔绝他和芯片联系。主人，敌出去边境有拦路机甲。怕什么？强行突围，不过就是……不对，等等，回撤！主人。 第一星系所有月千点自爆了！请爆破！通讯恢复了。刚才什么情况？总长，是一波极强的高能粒子流。第一太阳的太阳风吗？警告！这是！总长，统帅，星际航道冲击况不对。月迁点，这是大批月迁点被炸毁时带起来的。 和当年我们封锁第八星系一样，人工智能的伍尔夫引爆了第一星系的跃迁点。 <laughs> 我一直以为伍尔夫派洛德给我送信，要么是个阴谋，要么是他已经山穷水尽，以联盟七大星系为要挟向我求救。现在看来真是想多了，他只是仁至义尽的事先给我个提示而已。是啊，现在第八星系里面既没有芯片人，也没有可怕的超级人工智能。 却偏偏通过玫瑰之心和第一星系捆绑在一起，注定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不管我们有没有主动出兵，哼， <laughs> 怎么？没什么，啊，就是突然想，原来我和林静书加起来，也不是他老人家的对手。往好处想想吧，与其被迫应付，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主动权。等等。 军用记录仪上是不是有图像了？有人来了，是一支来历不明的小机甲战队。组长、统帅，对方发来的通讯请求，接进来看看。陆校长，好久不见。霍普先生，我的真名叫亚历山大·哈瑞斯，现任反污会大先知，铁杆和平派。掀起针对联盟战争的是组织中的主战派，拜林将军所赐。 主战派在当年七八星系边境内战里彻底失势，我才得以重回组织。啊，应该做的，不客气。我有过不少三观不合的朋友，霍普差不多是其中最不合，但也最聊得来的吧。 <laughs> 你的身份我多少猜到了一点，毕竟贵组织里的先知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讲的。我猜。 当年您从反污会资料里删掉的，应该就是和伍尔夫有关的内容吧？那时候，我认为他是真正懂得白塔精神，真正愿意守护这个世界的人。呀，主战派被权力蛊惑，做起疯狂的千秋大梦；而我，因为反战被囚禁、驱逐，幸亏有信徒救助，才狼狈逃出。有幸与你。 在启明星相遇，陆校长。不管你信与不信，当年我虽然为形势所迫与诸位不告而别，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第八星系的任何信息。到后来，重新拿回大先知，十七年来，我反战的立场从这个人算是在变种彩虹病毒事件中救过我们，但后来他出逃，临暴露身份。 让沃尔夫借反乌会的刀，以第七星系为饵，差点害死了灵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沃尔夫居然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来灭口，反乌会也就这么配合的一声不吭，没有捅出沃尔夫的任何秘密。哼，他们还真是和平主义者呀！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一点。陆校长。 愿意相信，真的让我。但是霍普先生，我还这么叫您不介意吧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十几年过去，我们到底还是走上了不同的岔路。反污会的所作所为，联盟不会忘，第八星系更不会忘，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。您主动找过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知道，山穷水尽。 我来寻求短暂的解码。关于这个超级人工智能，我有一些额外的信息，可以作为见面礼。推广工作刻不容缓，希望大家都服从安。点。 孩子们，跟他们走，不要引人注目，别出声。莎女士，校长呢？会不会已经被他们？别担心，校长可是从老校区里逃出来的人，他有经验。那我们会被注射芯片吗？他们说被注射了芯片的人就会丧失自己的。谭嗯，就会丧失自己的什么？我我，哎，只是小孩子胡说。先生，希望您。 小朋友，你再说一遍，会丧失。 <laughs> 他他们他们怎么了？好像不动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干扰？那动了动了，又恢复正常了。第二星系中央驻军，先生，你的伤？没事，不要管我们，有事。 带着孩子们走，等我们都死光了，孩子们才能才能放弃，快跑！可是你们，快走啊！大家跟我走！他们已经失去控制了，没有高级芯片的指挥，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发光芯片人一个不留！撤！芯片失效了，二代呢？这里有没有二代？我们继谁指挥啊！快跑啊！ 令锦书和大部分五代芯片人被困在第一星系这座孤岛，芯片人层级之间的联系中断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下。自由军团无坚不摧的秩序崩了，失去了芯片的人，该怕死怕死，该慌乱慌乱，就地成了一帮乌合之众。我们是第三星系中央军后备部队。 前来营救大家了！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得救了。我们的人手不够，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白银石，中央军，联盟军，所有人类抛下不同的政见与意识形态，站到了一起。街头巷尾，到处都是反抗的人，不为联盟，只为生存而战。 第四星系反抗军正式成立。拿起武器，捍卫家园！好，好，二十几年前，人们从伊甸园的大梦里惊醒，眼睁睁地看着海盗践踏自己的家园，天堂破碎，星河崩断。一场大浪掀过，碎沙被洗炼一番，他们挣扎着活下来，适应离开伊甸园的人间。 当年曾为伊甸园抱头哭泣的人们，拿起了武器，挥向逼近的梦魇。霍布把天使城要塞挖出的保险柜和启动器交给了白银三。在图兰的组织带领下，第八星系做好了接收临时难民的准备。 白银九虫洞区布防完毕。玫瑰之卫兵，随时准备作战。临时建立的人类联军集结玫瑰之境。虫洞背后是世外桃源，面前是魑魅魍魉，退无可退，唯有厉兵秣马，背水一战。 二十几年，世界好像来回颠倒了无数次，繁花似锦的第一星系，转眼成了人间地狱；人类禁区的玫瑰之心，反倒成了避难所。联盟守护神的神座塌陷，厮杀过几轮的敌人们并肩而立，故人面目全非，敌人握手言和。